第七天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要进入大念住经的最后一部分，还剩下一些问题。如果今天课程结束后还有一些时间的话，再来回答这些问题。这个章节是观四圣地。 我们看第五十一段经文。又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四圣地观察诸法。比丘们，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如何就四圣地观察诸法呢？比丘们，比丘如实的清楚了知，这是苦。 他如实的清楚了知，这是苦之极；他如实的清楚了知，这是苦之灭；他如实的清楚了知，这是导之苦灭之道。现在有一位比丘。 以观照四圣地的方式来修观法念珠。怎么修呢？这是苦。 我们清楚了知它本来的样子。阿央这是苦的升起。我们清楚了知它本来的样子。阿央 duk n i 这是苦完全的根除。我们清楚了知它本来的样子。 这是引导我们达到苦完全止息的道路。这是我们所要了解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巴迦那蒂是去了知，以智慧去了知。亚塔普帝 他本来的样子，以他呈现的样子，以他呈现的样子去了知他，以他呈现的样子去了知他，意思是说，以事物呈现的本来面目去了知他。也就是说，以你的经验，以你直接的经验，你有的对四圣地直接的体验，而且因为你体验了四圣地。 所以你清楚了之，四圣地。当佛陀成佛的时候，他第一次说法，这就是他所教的四圣地。对印度人而言，了解贪爱是造成苦的因，这并不是什么新的理论，这并不是佛陀所发现的，大家早就知道了。同时，大家也知道。 如果要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就要去除你的贪爱。佛陀所指示的不是一条大家不曾知道的路。那么这条路是什么呢？它有什么不同呢？佛陀讲四圣地，讲的非常清楚。这是苦，每个受苦的人都明白这是苦，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 但受了这些苦，并没有使他们成为觉悟的人。他们没有因此成为圣人，他们无法成为圣者。圣者是一位至少要体验过第一次涅槃境界的人。须陀环是圣者，从一个凡夫他已经变成圣者了，从一个无知的人变成圣人。全世界的人都在受苦，同时他们也都知道。 自己在受苦，那么这个苦怎么能称为圣地呢？对于每一个圣地，佛陀说有三件事是必要的：三转四圣地，也就是一共十二项，对于成就圣者是必要的。在每一个圣地当中是哪三件事呢？例如第一圣地，这是苦，每一个人都知道这是苦。然后第二部分叫做。 巴瑞念扬，我必须了解苦的实相，它的全部范畴。我必须了解苦的每一个层面，了解苦的全部。这个叫做巴瑞念扬。现在我们遇到这个字巴瑞加纳蒂，一个人了知的整个了知全部的范围。我们曾经谈到对感受保持实时彻知无常，也就是了知的感受的全部范围。 怎么样才能称为了知的感受的全部范围呢？怎么样才能说一个人已经探究了感受的全部范围呢？只有当一个人超越了整个感受的范围，才能称为了知的感受的全部范围。否则，就可能还有某些范围仍然未曾被探究过。因此 b 瑞 r r 蒂 i 的意思是：探究整个范围，直到究竟。 因此，对于苦而言也是一样。一个人必须探究过苦的全部范围，这是第二步。而第三步应该是巴瑞亚的哦，我已经探究过整个苦的范围了，也就是说，一个人已经体验了超越苦的阶段，那么他就成为圣者了。要了解到，虽然在表面的层次上，四圣地是四个。 但是当你深入时，他们就合而为一了。就像四念住虽然是四个所缘，但是一旦你用功深入，四个念住是无法分开的。同样的，在四圣地当中，即使是第一圣地，也一定能够引导你达到超越痛苦的境界。只有这样子，你才能说巴尔因亚我已经探究了整个苦的范畴。 一个人必须超越痛苦，然后才能宣称我已经超越了苦的整个范围。这是第一圣地的三个层面。接着，下一个是萨姆达雅即或者称为原因。它的第二步是巴哈达波，苦的集应该完全的根除，也就是说，应该完全的根除苦的因。 第三步，苦的因已经完全根除了，巴希浪，这样才是完整的第二圣地。而如果是完全根除了苦的因，这也就是最后解脱的境界。佛陀的贡献，并不是使人们仅仅在知识的层面上接受某些理论而已，而是要让人们去实修。不管佛陀出世与否。 这些知识层面上的理论都是存在的，人们早就知道这些基本的法则了，因为更早以前的佛陀早就开始过这些正法，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实修的方法失传了，更深一层的法失传了，只有表面的知识还保留着，人们谈论法、讨论法、为他著书立论，但却没有实修，因为修法。 早已失传了。然后有人成佛了，又再次把实修方法建立起来，这才是佛陀的贡献。因此，知道有贪爱存在是第一步，知道要完全去除贪爱是第二步，而把贪爱完全的根除是第三步。然后是第三圣地 ——duka nirata，苦的窒息。 也就是不再有苦的境界，灭地的第二步是 double 这个是必须亲见亲证，必须去体验了解的。仅仅是知道有一种完全不再受苦的境界，有一种完全解脱的境界，只因为佛陀如此说而接受它，只因为传统这样说而接受它，我只是因为理智上可以理解而接受它，这样是不够的。 当有的苦的因，把这个因去除，自然的就可以从痛苦当中解脱出来，不再受苦。因此，第三步 s t i a 萨 a 嘎当体证，唯有亲自体证才算圆满。同样的，第四圣地，它的第二步是 p a v e 帕 a 达波，知道这条道路必须以修行来完成。 仅仅接受存在一条道路的事实是不够的。你看，八圣道是如此这般，你不断的讨论，向别人解说、著书立论，不断的为此争执辩论，而从未在这条道路上走上一步，这对你而言是毫无意义的。Pavida b o 必须要实修，不断的实修。第三步是 Pavida。 我已经走完了这条道路，我不断的修行，已经走完了整个过程，完成了实修。如果圆满了这四个圣地当中每个圣地的这三个步骤，那么佛陀说，唯有如此，我才能宣称我自己是一个觉悟的人。当佛陀到无比丘那里向他们说法时。 这五位比丘一开始甚至并不想听，因为当时人们相信，如果想要解脱，一定要透过极端的苦行；如果不能通过极端的苦行，是不可能解脱的。因此，当初佛陀在成就四禅八定之后，他开始极端的苦修，直到整个色身骨瘦如柴，他虚弱到甚至无法走几步路。 由于不断的断食和各种不同的折磨而昏倒，然而因为他曾经修过四禅八定，他能够看得到内心的情况。于是他发现，在自己内心某些烦恼仍然存在，没什么改变，心中深层的不尽烦恼仍然存在，毫无动摇。因此这种修炼是徒劳无功的。他放弃这种修炼，试试看，找其他方法吧。 当他放弃这种无意的苦行之后，他的五个同伴认为这个人不可能开悟了。他现在已经开始吃东西了，他无法再折磨自己了。因此，当佛陀来到这儿，他们并不准备听他开示，他们无法接受这个人已经开悟了。为了说服他们，佛陀说：“哦，请听我说，有四件事是可以被接受的。” 我已经这样的体证了这四件事，然后至少他们愿意听他讲，他就开始对他们讲解全部的法。因此，除非体验了四圣地亚塔普的巴贾那地，他如此呈现，你如实了知；他如此呈现，你如实了知。如果他并未呈现，而你说我知道了。 那么这只是在知识的层次或信仰的层次上去接受它而已，因为你深信佛陀，佛陀是如此这般说的，所以你接受它。这样的话对你是没有帮助的。要踏步的，它是如此发生，因此你以智慧了之，这是你经验上的智慧。然后他开始说法，这是第五十二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苦圣地呢？ 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死是苦，愁叹苦忧恼是苦，怨憎会是苦，爱别离是苦，求不得是苦。总瓜的说，无取运就是苦。什么是苦圣地呢？生是苦，老是苦，病是苦。 病是苦，死是苦，受心的哀愁，哭泣悲叹，身体上的疼痛，身体上不舒服的感受，心中不愉悦的感觉，感觉很苦恼，这是苦。接着。 不想要的，偏偏遇上的，这是苦；想要在一起的，偏偏不能满愿，这是苦。你看，佛陀从非常粗显的层面，一般人都能了解到的经验，讲到越来越维系、越来越维系的实相。 不管我们想要什么，不管贪求什么，奈当得不到时，当别都看。一个人得不到他想要的，就会非常痛苦。再进一步，克呢？在更深的层次，非常深的层次上，总挂着说：无取运就是苦。巴丹看的都可。 五蕴是我们直取的对象，这个直取是针对五蕴的。五蕴是四个心的蕴具和一个物质的蕴具，这整个聚合体就是我们所说的“我”，我的，对它产生强烈的执着。哦，这就是苦，从表面的苦不断的深入，深入，深入，所有这一切都是苦。然后佛陀解释每个苦。 现在看第五十三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生？如果有所谓的生，对一切众生而言，在各类的众生中，他们的受生、形成、出生、显现诸运、获得内外处，比丘们，这就叫做生。什么是生呢？什么是生呢？ 这些都是“生”这个字的同义字。接着第五十四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老？如果有所谓的老，对一切众生而言，在各类的众生中，他们的衰弱。 老朽牙齿脱落头发灰白皮肤松皱寿命将近机能退化，比丘们，这就是老。什么是老呢？什么是老呢？ 这些都是年老衰老的同义词。接着第五十五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死？如果有所谓的死，对一切众生而言，在各类的众生中，他们的崩溃、散灭、命中死亡、寿命结束、五蕴离息、身体弃舍、生命灭绝，比丘们，这就是。 死。कतमन जबिक खबे मरण 什么是死呢？ये ते संग ते संग सत्तानंग तमहा तमहा सत्त निकाया 以下是死的同义字，जुति चवनता भेदु अंतरधानंग मच्छु मरणं कालकिरिया खंदानंग भेदु कलेवरस्य निक्षेपो जीवित इंद्रियस्य उपच्छेदु 这些不同的字，当时都是被使用的。佛陀用这些字来解释什么是死。比丘们，这就是死。接着第五十六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愁？凡是有人，不论何时。 受到损失或不幸之事的影响，升起这些痛苦的心态，忧愁、哀愁、愁苦、深忧及深愁这些痛苦的心态，比丘们，这就是愁。什么是愁呢？ 一个人失去他非常心爱的事物，会导致哀愁，非常沉痛的悲哀。接着第五十七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叹？凡是有人不论何时受到损失或不幸之事的影响，升起哭嚎、哭泣、叹息以及哀嚎、哀叹的状态，比丘们。 这就是碳。什么是碳呢？这些都是悲碳。 哭泣的同义词。接着第五十八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苦？比丘们，由于身体的接触而升起身体上任何的苦楚，不是不愉快的感受。比丘们，这就是苦。什么是苦呢？苦比可更，什更，是苦等。 任何在身体上所经验到的不舒服、疼痛的感受都是苦。接着第五十九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忧？比丘们心理上任何的苦楚、不适或由心理接触而升起任何痛苦、不愉快的感受，比丘们，这就是忧。 什么是忧呢？任何不愉快、一切的生、痛苦、一切的生、爱、杀、生、人我、相、法、生、生、痛苦、爱、杀、生、无常、生，一切的不愉快、不愉快、一切的生。任何心中不愉快的感觉都是忧。现在必须清楚的了解一个重点。 在佛陀的教法中，不只是在这部经，同时在其他的经典当中也是一样。当谈到愉悦的和不愉悦的感觉时，他用 du k o a e 这个字时，是指身体上的苦受；用 domana s n 时，mana 是心，某些事在心中升起，非常不舒服，一个非常不愉快的念头产生，一个非常不愉快的记忆现起。 一个对于未来非常不愉悦的忧虑升起，这种不愉悦的经验在心中升起，不愉悦的感觉在心中升起。这时候就用 domana s a n 受这个字。同样的，身体上的乐受是 suka s u k a n 心中的喜受则是用 somanasa 这个字。而我们刚读过的观受念住这个章节当中，并没有用到 somanasa。 或多摩那萨这些字，而是用 duka vedana 和 suka vedana。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传承把重点放在身体的感受上，苦受、乐受或不苦不乐受。当然，心一直作用着，但是禅修时是以什么作为所缘呢？禅修的所缘是身体的苦受、乐受，而不是心的忧受、喜受。 因此，对于这个修法而言，身体变得很重要。我们要去感觉整个身体上的感受。接着第六十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脑？凡是有人不论何时受到损失或不幸之事的影响，产生恼乱、苦恼、忧恼、躁恼这些心态，比丘们，这就是脑。什么是脑呢？ 忧一大堆新的苦恼和忧恼。接着第六十一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怨憎会苦？ 凡是有人不论何时何处遇到不愉快、不喜欢的色声香味触法，或时时处处遇到不幸、伤害、困难、不安，如果交往、相遇、接触、结合，比丘们，这就叫怨憎会苦。什么是怨憎会苦？也就是不喜欢的偏偏遇上的苦呢？ अमनाप रूप सद्दा गंध रस फोटब्ब धम्म ये वापनस्सने ते होन्ति अनर्थ काम अहित काम अफासुक काम अयोग खेम काम याते हि सद्दिं संगति समागमो समोधानं मिस्सि भावो अयं उच्यते भिक्खवे अप्पियो हि अप्पिये हि संपयोगो दुःखो 所有跟六尘有关的 lupa 可见物、颜色、光线；sa da 声音；ganta 香味；rasa 味道；pota ba 诸尘；tama 念头。当六根和这些令人不愉悦的六尘接触时，都叫做怨憎会。接着第六十二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爱别离苦？凡是有人，不论何时、何处。 与所感兴趣、所喜欢、所爱的色、声、香味、触、法的沉静分离，对那些期望他幸运、富裕、舒适或安全的人，如父母、兄弟、姐妹、朋友、同事、亲戚等，与他们分离，不能相见、亲近、结合，比丘们，这就叫爱别离苦。什么是爱别离苦呢？ इधयस्ते हुंती इट्ठा कंता मनापा रूपा सद्दा गंधा रसा फोटब्बा धम्मा 任何令人愉悦的沉静。ये वा पनस्ते अथ कामा हित कामा फासुक कामा योगक्षेम कामा माता वा पिता वा भाता वा भगनी वा मित्ता वा अमच्चा वा ज्ञाति सा, सा लोहिता वा 那些亲爱的人，像父母、兄弟姐妹、朋友等等，当你失去他们时，和亲爱的人、亲近的人离别会导致痛苦。接着第六十三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求不得苦？ 比丘们对众生而言，他们是受生支配的众生，升起这样的欲求。但愿我们不受生的支配，但愿我们不再轮回转生。但这并不是只靠欲求就可得到的，这就是求不得苦。什么是求不得苦呢？ 有人知道不断轮回出生是极大的痛苦，于是发展了这样的欲求：我不喜欢不断的出生，我要从这当中脱离出来。愿我能够不再出生。但是并没有达到不再出生的境界，因为这样。 因为这个欲求没有满足，就会变得非常痛苦。接着第六十四段经文：比丘们，什么是求不得苦？比丘们，对众生而言，他们是受老支配的众生，升起这样的欲求。但愿我们不受老的支配，但愿我们不受老的支配。但这并不是只靠欲求就可得到的，这就是求不得苦。 面对年老的自然现象，一个欲求升起的。我最好不会变老。希望我不会衰老。这种欲求并没有实现的。 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就会产生痛苦。接着第六十五段经文：比丘们，什么是求不得苦？比丘们，受病支配的众生，升起这样的欲求。但愿我们不受病的支配，但愿我们没有病苦。但这并不是只靠欲求就可得到的，这就是求不得苦。 面对疾病、生病，一个欲求升起的。阿胡波塔摩耶那比雅提达玛阿萨美，我希望不会生病。那这波的努比亚提阿格切呀，希望我能不生病。那库波内等一差也不得崩，这种欲求并没有实现。 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因此而痛苦。接着第六十六段经文：比丘们，什么是求不得苦？比丘们，受死支配的众生，升起这样的欲求，但愿我们不受死的支配，但愿我们永远不死。但这并不是只靠欲求就可得到的，这就是求不得苦。 接着是关于死，面对死亡的自然现象、自然的法则，产生这种欲求。哦，希望我不会死，我希望永远不会死。愿我不会死。这种欲求没有实现。 因为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就会因此而痛苦。接着是面对所有的苦，看第六十七段经文：比丘们，什么是求不得苦？比丘们，受愁、叹、苦、忧、恼的支配的众生，升起这样的欲求。但愿我们不受愁、叹、苦、忧、恼的支配；但愿我们不再愁、叹、苦、忧、恼。 但这并不是只靠欲求就可得到的，这就是求不得苦。希望我不会有各种身心的痛苦。希望我不会有各种身心的痛苦。 希望这些痛苦和悲伤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这种欲求没有实现，这种欲求没有满足，其结果还是痛苦。接着第六十八段经文，比丘们，什么是总刮着说无取运就是苦，色取运是苦。 受取运是苦，想取运是苦，行取运是苦，识取运是苦，比丘们，这就是总括的说，五取运就是苦。这是关于五蕴对五蕴的执取。这是关于五蕴对五蕴的执取。 对五蕴的执取，五蕴成为执着执取的对象。这是执取五蕴所产生的痛苦。这是关于第一圣地苦圣地的解释。但是，关于这些解释，我们再一次强调。 如果只是阅读经文，如果只是出于感情上的信仰，如果只是知识上的理解，或只是因为它很合理而接受它的话，对我们并没有帮助。亚他布达巴贾那帝，我们必须去体验它，有体验而达到究竟。这是整个八圣道的过程，这是整个内观的过程，以持戒为基础来训练心念的专注。 你因此能够体验到较维系的实相，不断的训练专注，训练你的专注，你便可以开始观察到关于五蕴和六根的实相，知道他们是如何运作的，而你只是继续不断的观察，不断的观察。一开始你会惊艳到某些显然是非常疼痛的感受，你会惊艳到非常坚韧、强烈疼痛的感受。 粗糙的感受，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称这些感受是苦。但是，我们还是必须去观察这些苦。如果你不断的对这些苦产生盲目的习性反应，你便会不断的增长苦，增长你的痛苦。要训练，只是去观察它，只是清楚的了知这是苦，非常明显粗重的苦。当你以平等心去观察这些苦时， 根据自然的法则，这些苦便会开始分离、剖析、分解、消融、消融、消融，直到我们达到全身就只有非常维系震动的境界。即使仍有不舒服、疼痛的感受存在，一个好的内观修行者还是会体验到一股潜在的维系震动的波动，通过这些疼痛的区域。 然而，这种不舒服的感受，不论是在身体的哪一个部位，实际的经验上，我们知道，这种坚韧强烈的感受将会逐渐的消融、消融，而成为维系的波动。这些震动、这些维系的震动，在全身上下都有，即使在那些坚韧强烈感觉的部位，也有维系的波动、波动、不停的波动。这时候。 这些疼痛的感受，感觉上就不像原先那么痛苦了。接着，连这种现象也不见了，只剩下一股非常维系震动的畅快流动感。哦，太好了，这种感受非常舒服，非常舒服。然而，如果有人认为这就是解脱的，没有痛苦了，那么这个人就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到所有的苦。 因为这种现象还在无常的范围之内，生灭生灭。我们只要继续观察，不断的观察，我们会发现这种现象也是一种无常变化的现象。而在不断变化的现象当中，是不会有任何真正的快乐存在的。不管此刻有任何非常舒服的感受，迟早也都会灭去。一旦我们经历到了消融、碰感经验。 并不是说我们就能一辈子保持在这种消融的状态。不过，对于体会这个看起来似乎非常坚韧，而事实上只是一大堆不断生生灭灭的次原子粒子的色身，这整个色身的实相而言，第一次体验到全身消融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实相是一定要去体验的。以这个理由来说，这种消融的阶段非常的重要。 但这并不代表到达这种境界的人就不会再经历粗重不舒服的感受，还是有可能。由于许许多多的原因，有的是由于潜沉在深处还没完全去除的过去的习性反应浮现到表面，有些也可能是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以一种特别的姿势禅坐，或者你过去的旧伤，而因此产生这些不舒服的感受。 或者说，你有某种疾病，因为这样你也经验着这些不舒服的感受，他们不断的出现。因此，你体会到，不管你经验到什么，像非常舒服的消融现象，你清楚了知，哦，这不是永久不变的。由于某种原因，这种现象消逝了，然后再一次经历这种舒服的经验，哦，这也不是永恒不变的热受。 这对我而言并不是快乐的泉源，这个苦，这个与生俱来的苦一直都存在着，而这些苦都有无常的特性，变化，变化，不断的变化。像这样继续观察，继续在苦的整个范围移动观察，就会达到我们前几天所谈到的 basati 清安的境界，非常的清安。 身上似乎不再痛苦，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受，非常的平静，非常的安详。但是，我们还没有圆满整个身心的范围，因为这种境界还在身心的范围之内。在这种清安的状况当中，仍然是在不断的生灭生灭，因为这种境界仍然是无常不断的生灭生灭。 所以我们继续接受这个事实，这还是在苦的范围之内，并不是惊艳到这种清安境界，一辈子就是保持在这种状况。清安消失了，我们又会再经历到粗重的感受。这些境界都是这样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萨姆达亚塔玛瓦亚塔玛，萨姆达亚塔玛瓦亚塔玛，这还不是真正快乐的境界。 如果是超越了整个苦的范围，我们就会惊艳到超越身心范围的事物，不再有生灭的境界。只要是有事物升起、呈现的境界，就不是永恒的境界。sa-ba-sang-kara-anija，诸行无常。任何和合而升起的事物，迟早会因为因缘离散而终究归于毁灭的，这是自然的法则。 但是，当我们体验的超越身心这种不再有事物升起的境界时，一旦我们经历的这种境界，我们就可以说：“哦，我已经探究了整个苦的范畴。”否则的话，你是不能这样说的。因此，如果只是非常粗重的苦，我们就不能称之为圣地阿瑞亚萨迦。这种苦是苦圣地的一个开始，但是真正的圣地。 是要探究的整个的范畴，巴瑞亚当、巴瑞加纳蒂，你已经以直接的经验去探究了整个范畴。接着是萨木代萨将极地，我们看第六十九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苦集圣地呢？它就是贪爱，就是造成不断轮回、为喜乐欲求所束缚。 以及任何情况都不忘寻求快乐的欲望，也就是欲爱、有爱及无有爱，比丘们。而这贪爱从哪里升起？又从何处建立？在身心世界，只要有诱人的、令人喜悦的事物，就有贪爱的升起和建立。而在身心世界，什么是诱人的、令人喜悦的事物呢？ 什么是苦生起的原因呢？这个造成生生世世不断轮回的贪爱。跟欲乐和淫欲有密切关系的贪爱。到处追求欲乐。 这些是三种主要的贪爱。又比丘们，什么是导致苦灭的道圣地呢？那就是八圣道，即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条道路是什么呢？八圣道。 萨玛、僧、可、波、萨玛、巴、察、萨玛、坎、曼、多、萨玛、阿、吉、波、萨玛、巴、雅、摩、萨玛、萨、提、萨玛、萨、玛、帝。这就是八圣道。接着第九十二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正见呢？比丘们，正见就是知苦、知苦之极、知苦之灭、知道知苦灭之道的知见。比丘们，这就是正见。 正见是什么呢？这种智慧，这四个智慧就是所有关于苦的智慧、关于苦集的智慧、关于苦灭的智慧、关于苦灭之道的智慧。完全体验过这四个智慧时，我们称这种知见为。 正见，当时称为。这并不是一种哲学。假使我们把这四个智慧仅仅当做是一种哲学或信仰，那么它就不是正见了。只有在你亲自体验这些智慧时，正见才能称之为正见。经历的所有这四个智慧，亚他。 普达巴迦那蒂，如实的了知之后，才叫做正见，而正见会引导你到达完全解脱的最终目标。接着第九十三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正思维呢？比丘们，正思维就是离欲不染是乐的思维，也是没有嗔恨、没有暴力的想法。比丘们，这就是正思维。

比丘们，正语就是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语不绮语。比丘们，这就是正语。这是正语。现在要了解到，所有这八圣道。 都是必须如实了知的，yatapuda bajana di，是都必须在生活当中去实践的。如果你只是接受，这是正语，sama vaj 不可以说谎，这表示你只是接受了一个人必须不说谎。不只是这样，你还必须去实践这样的生活方式。我现在不再说谎了，现在我已经过着不再说谎的生活了。 或者，现在我已经过着不说有害他人的言语、暗箭伤人或毁损他人的言语了。所有这些都是必须去实践的。如果你不是体验过这些、没有经历过这些、这些正确的行为不曾出现在你的生活当中，那么这就不叫做正当的三码，它只是 h a 不正当的。 只是你知识上或感情、信仰上的游戏罢了，这并没有帮助。他们必须是亚塔普当，必须是如实的。接着第九十五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正业呢？比丘们，正业就是不杀、不偷即不邪淫。比丘们，这就是正业。 在深夜方面，想不杀生、不偷盗或不邪淫，都是要身体力行的。你必须过着不杀生的生活，你必须亲身去经历它而清楚了之；你必须过着不偷盗、不邪淫的生活，必须过这样的生活，你必须亲身去实践它，然后才能称为清楚了之。 巴迦那地。接着第九十六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正命呢？比丘们，正命就是圣弟子不以错误的方式迎娶生活，而以正确的方式迎娶生活。比丘们，这就是正命。噶多正命。 不从事一切不正当的职业来为生，然后是。接着第九十七段经文，有比丘们，什么是正精进呢？比丘们，比丘下定决心，精进努力，振奋心智，全力以赴的投入，防止卫生的恶行，不善之心念的升起。比丘下定决心。 精进努力，振奋心智，全力以赴的投入，去除已升起的恶行和不善的心念。比丘下定决心，精进努力，振奋心智，全力以赴的投入，开展未生的善行及善的心念，使之能升起。比丘下定决心，精进努力，振奋心智，全力以赴的投入，保持已生的善念，不使他退失，使之增长、成熟、圆满的开展。比丘们，这就是正精进。 कतमो च भिक्खवे चंग सम्मावायामो इद भिक्खवे भिक्खु अनुपन्नानं पापकानं अकुशलानं धम्मानं अनुपादाय छन्दं जनयति वायमति विरियं आरभते चित्तं पघणाति पदहति 任何还没有升起的不善之念，不要让它升起。 任何已经升起的恶行和不善之念，将他们去除。任何还没有升起的善念，让它升起，以及。 उत्पन्नानं कुशलानं धम्मानं ठितिया असम्मोसाय भियो भावाय विपुल्लाय भावनाय पारिपूरिया छंदं जनेति भायमति वीरियं भारवति चित्तं पगणाति पदहति任何已经升起的善行和善念，让他们安住增长，直到完全实现为止。अयं उच्यते भिक्खवे सम्मावायामो 接着第九十八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正念呢？比丘们，比丘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就身体观察身体，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爱和嗔恨；比丘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就感受观察感受，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爱和嗔恨；比丘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就心观察心，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爱和嗔恨。 比丘精勤觉知，时时彻知无常，就诸法观察诸法，去除对身心世界的贪爱和嗔恨。比丘们，这就是正念。正念是什么呢？正念是什么呢？ आतापि सम्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लोके अभिज्ञा धूमनः चित्ते चित्ता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सम्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लोके अभिज्ञा धूमनः धम्मेषु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आतापि सम्पजानौ सतीम विनय्यलोके अभिज्ञा धूमनः अयं उच्यते भिक्खवे सम्मा 佛陀不管在哪里提到觉知 सति佛陀不管在哪里提到觉知 sati 他一定会重复的将它用在所有的四个念珠上，而且这表示，如果没有三巴加那实时彻知无常的话，这个觉知 s a 就不能称为正念了。只有觉知而没有实时彻知无常，就会像马戏团走钢索的女孩一样。如果一个人没有了知无常生灭现象的智慧，没有去经验到不断生灭的感受，这就不是实时彻知无常三巴加诺。 因此，时时彻置无常和觉知配合在一起是很重要的。唯有如此，这样的觉知才能称为正念，否则只是一般的觉知而已。接着第九十九段经文，又比丘们，什么是正定呢？比丘们，比丘舍离贪爱、不善之心念，产生离欲之心，伴随着寻和寺，并充满喜乐，他进入初禅。 寻思消失，获得内心平静和专心一致，产生离欲和无寻无似之心，充满喜乐。他进入二禅。喜消失后，他住于平等心，对感受完全觉知，实施这只无常，并且在身体经验到圣者所说的由觉知和平等心所产生的乐。他进入三禅。在根除苦乐以及先前的喜忧也消失之后。 他因此进入超越苦乐的四禅，充满平等心和觉知，比丘们，这就是正定。比丘们，这就是导致苦灭之道圣地。正定是什么呢？ 第一个深入专注的禅定，念头开始的思维和卷入念头的细查都还存在，而且心念能够专注，心中有喜受，身上有乐受，这是初禅的境界。 现在念头开始的思维和卷入念头的细察都不见了。在这个阶段，不再有思维和细察这些维系的念头，只有心中的喜受和身上的乐受。这是二禅。 而三禅是。接着，心中的喜兽也不见了，只有身上的乐兽存在，并且以这些乐兽来作为新专注的所缘。 在三禅这个深入专注的定，佛陀用了“三巴加那”时时彻彻无常这个字。现在我们要知道，在佛陀成道之前，在印度当时这些禅定的修法早就存在了。他也跟过两位老师学习禅定，而成就了第七和第八次定。现在佛陀只谈到四禅而已，而当时印度修的。 这四种禅定并没有实施这知无常三八加诺，因此无法体验深处无常生灭的实相。这就是为什么修持这些禅定的人无法拔除根植在深处不净烦恼的原因，而只是去除了表面和较深一点的不净烦恼而已。这些根植在深处的不净烦恼仍然还在，而造成不断的生死轮回。 就是因为这些深处的习性反应，sankara 的根都还在那儿，因而造成生命不断的生死流转。现在佛陀在禅定的修法当中加入了时时彻知无常三班加纳，而在三禅的这个专注禅定当中有了三班加纳的存在，于是更进一步。 现在不再有身体上的乐受和苦受存在。也没有心中的喜受或忧受存在的。现在非常的清安了。 只有平等心，完全的进化。到了第四禅的境界，就不再用“时时彻彻无常”“三巴迦诺”这个字的，这表示在第四禅同时就进入了涅槃的境界。 而这种涅槃不是出果、二果或三果，而是四果阿罗汉的涅槃境界。在第四禅，同时就进入了四果阿罗汉的涅槃境界。这就是佛陀独特的贡献。当时在印度，早就盛行着所有各种禅定的修法。佛陀在这些禅定的修法当中，加入了时时摄制无常三班加呢。 使人们能够超越整个身心范围而体验到涅槃境界。接着第一百段经文，于是他就内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就外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同时就内在外在的诸法观察诸法。因此，他观察诸法不断升起的现象，他观察诸法不断灭去的现象，他同时观察诸法不断升起灭去的现象。 于是他清楚觉知，这是诸法修成的只有了知和只有觉照的境界，超越执着，不再贪着身心世界的任何事物。比丘们，这就是比丘如何就诸法观察诸法，以及就四圣地观察诸法。佛陀再次重复相同的这些阶段。 इति अज्जत्तंगवा धम्मेषु विहरति बहिद्दा वा धम्मेषु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अज्जत्त बहिद्दा वा धम्मेषु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हरति समुदय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धम्मेषु विहरति वै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धम्मेषु विहरति समुदय वै धम्मानुपस्ये वा धम्मेषु विहरति 内在、外在、内外同时，生、灭。 即生即灭，然后阿提他妈的哦，这就是法。将觉知建立在法的实相上，没有其他的，就只是法。 没有执着，没有什么可以执取的。佛陀虽然解释了就诸法观察诸法，但一切还是要我们自己去体验。我们可以阅读这部经典，但是唯有我们实际的体验过这些内容之后，才能算是真正的了解经文。你修行越是深入。 这些文字对你而言就变得越清楚。哦，佛陀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佛陀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当你成就阿罗汉果时，以你自身的体验，一切事物都变得如此的清楚，如此清晰。能够这么清楚，是靠亲身的体验，而不是仅仅阅读经典。然后接着是 修四念住的功德利益，我们看第一百零一段经文：比丘们，任何人依这个方式正确的修四念住七年，就可以期望有两种果报中的一种：现生得最上智慧，或者如果无愿仍然存在，则得不还果。 任何禅修者修这四个念珠，像这样按照佛陀所要求的方式正确的修持，那么，以他所要求的方式去修持，经过七年之后，就能成就两种果位，其中的一种。 这两种果位是什么呢？完全体证实相，也就是阿罗汉的境界，最终的圆满境界。我是阿罗汉的前一个果位，不还果，也就是阿那含。修持七年之后，至少成就这两种果位其中的一种，阿那含或阿罗汉的果位。谈到修持七年。 于是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我继续不断的修，已经超过七年了，为什么我还没成就阿罗汉果呢？不是这样的，我们必须按照佛陀所要求的方式去修持。三不赞扬那忍者地，没有一个刹罗忘失了实识这质无常三不赞扬，因此，现在你只是针对能够以佛陀所要求的方式正确的修持做准备而已，你正努力的。 练习达到在生活当中做任何事都不会忘失时时彻置无常的这个阶段。当你在禅修时，也就是身体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要具足时时彻置无常。你感觉到身体上的感受，并且体验到无常生命的现象。如果你能够达到这种阶段，佛陀一位圆满的觉悟者就在这里给你保证。 在七年之内，你便能够成就阿拉汉果，或是阿罗汉果。接着第一百零二段和一百零三段经文，比丘们不用说七年，如果有任何人以这个方式正确的修四年住六年，就可以期望得到两种果位中的一种，现生得大智慧；或者如果无运仍然存在，则得不还果。比丘们。 不用说六年，比丘们不用说五年，比丘们不用说四年，比丘们不用说三年，比丘们不用说两年。佛陀接着说，不只是这样。不用说七年， 甚至不用说六年而接着他说甚至 o 五年这四年 d 三年 d 两年甚至一年就可以到达完全解脱的境界 接着第一百零四段经文，比丘们不用说一年，如果有任何人依这个方式正确的修四年住七个月，就可以期望得到两种果位中的一种，现生得最上智慧；或者如果五蕴仍然存在，则得不还果。他说，甚至不用说一年。 七个月，就能成就阿那含或阿罗汉的果位。接着，第一百零五段经文，比丘们不用说七个月，比丘们不用说六个月。 比丘们不用说五个月，比丘们不用说四个月，比丘们不用说三个月，比丘们不用说两个月，比丘们不用说一个月，比丘们不用说半个月。如果有人以这个方式正确的修四念住七天，就可以期望得到两种果位中的一种，现生得最上智慧，或者如果五蕴仍然存在，则得不还果。他说。 这长度比一个月、十天、八天呢？哦，甚至不用说七个月。有一个比一个月、一月、七天、六、十天、八天、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 两个月，一个月；阿达玛半个月；哦，不用说半个月。只要七天。 现在我们要了解佛陀为什么从一开始说七年，讲到最后只要七天呢？这是因人而异的。我们可能同样做到了三不怎样那 rin 加帝，没有一刹那忘失，时时刻刻无常三不怎样。 已经达到了每一刹那都具足时时彻彻无常的境界，而有十种日夜持续不断的这种境界。然而，有人要七年才能成就阿罗汉果，有人却只要七个月、七天，为什么呢？这是因为累积的就业，每个人所累积的就业各不相同。 所以，尽管我们都达到了时时刻刻都能保持觉知、保持时时彻知无常的这个阶段，而不断的拔除根植于非常深处的习性反应，但是如果过去已经累积了大量的习性反应，就要花很多的时间来根除它。有人可能要花七年的时间，有人要七个月，有人或许只要七天。曾经有过这样的例子。 有一个人只花了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完全根除了习性反应。像那位从孟买走到舍卫国来学法的大德，佛陀只告诉他：看的时候就只是看，听的时候就只是听。由于过去他生生世世已经用功修持的这么好了，他已经修了很久，不尽烦恼也剩下不多。 因此，只用了短短的几分钟，他就成就的阿罗汉。所以，我们说这是因人而异的。但是，修行的方法还是要一样，才能达到刚才所说的这些成果。在所有思念住的修法当中，有一种是强调身念住的修法，走路时就关照走走走。我们在这里并不是批评这些修法，要了解，如果有人以这种。 只是走走走，而内心不断的附送我正在走，正在走。以这种方法开始修行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开始。对于那些无法观察入出席、无法观察身上感受的人，是一个好的开始。就让他们以这种方式开始。我正在吃，正在吃；我正在走，正在走。或者当身体痒的时候，知道是痒痒。 这些方法只适合初学者，但是至少能让他们知道身上发生的哪些事。当身上痒的感觉升起时，你说“痒痒痒”，这能让你的心变得专注，但是却没有智慧包含在内。只有当痒的感觉升起时，你能体会到这个痒的感觉是不断生灭变化的，这样才是具足智慧。 才是具足时时彻知无常。只有当你在走的时候，能体会到身上的感受是不断的生灭生灭，这才是具足时时彻知无常三不增样。然而，如果只有觉知三的存在，没有关系，这只是一个开始，就像上幼稚园一样，你开始以这种方式修行，然后慢慢进步，慢慢的进步。 直到最后，你取得博士学位，这是需要时间的。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从哪里开始修，目标都要非常明确。好比说，当你心中充满淫念，你开始修思维不净时，你最好到坟场去走走。现在你无法在坟场里看到尸体的，那么你可以到医院的太平间去看那些尸体，那些被解剖过的尸体。 然后看着这些尸体，你开始在心里头思维：是的，总有一天我的身体也会变成这样，或者某某人的身体有一天终究也会变成这样。这样，至少能让你的心恢复到某种程度的平衡。然后你再继续用功，像这样都没有关系，是你的需要而定。 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以实时设置无常 s a b d y 去感觉身上的感受时，这表示你正在体验这些感受在你身上不断的生灭生灭。有几秒钟的时间，你能够这样的保持觉知，然后心又跑掉了。也许跑了几分钟，然后又拉回来几秒钟，然后又跑掉，也许几分钟，也许几小时。这就是你现在用功的情况，不断的用功，继续精进。 然后你只会跑掉一小段时间，只有一小段时间你忘失了实时车之无常。之后，你会达到连你刹那都不会忘失实时车之无常的境界。不过，也许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达到，我们无法预测。一旦达到了这种三不怎样那人家的每一刹那都具足时时车之无常的境界，从这时候开始，最多七年，也可能只要少一些或更少的时间。 这就要依你过去累积的多少就业而定了。接着是结尾第一百零六段经文。这就是为什么说比丘们只有一条道路可以使众生清净、克服愁叹、灭除苦忧、实践真理、体证涅槃。这条道路就是四念住。 这是众生净化自心唯一的道路。所有的忧悲苦恼，身体的苦受或心中的忧受，走在这条解脱的道路上，然后最后是。 体验到超越身心的境界，没有生灭的境界。当佛陀说“哎，盖亚诺马垢，这是唯一的道路”时，并不是一种狭隘的宗派之见，也不是因为我这样说，因为我的宗派、我的信仰是如此，所以。 它必须如此，这是自然的法则，这是每个人都可以亲自去体验的这个自然的法则，并不是说我们需要宣称自己是佛教徒，然后这个自然的法则才会帮助你，我这个修行方法才会帮助你。只要你能在经验的层次上体验实相，体验苦是如何升起的，dukkha samudaya。 体验到苦的起因是由于当感受升起时，你对这些感受产生盲目的习性反应而变得痛苦，并且知道如何解脱痛苦、超越痛苦，而达到解脱感受的束缚、超越感受的境界。只要你能这样去体验实相，我们称不称自己是佛教徒，并没有什么差别。所有的人都可以亲自体证这些境界的，这就是普遍的法则。 这个法则并不是只适用在那些对佛法僧有虔诚信仰的人身上，法则本身并不会有分别，这就是法则，是实相，是一种自然的法则。不管佛陀出世与否，这个法则一直都在。就像有个叫做伽利略的人，他发现地球是圆的这个事实，在此之前，人们都认为地球是平的。 不管有没有前利略这个人，地球是圆的，一直绕着自己的轴自转的事实，在伽利略之前、伽利略的时代或伽利略以后，一直都如此。有个叫做牛顿的人发现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在牛顿之前、牛顿当时和牛顿之后一直都存在。有个叫爱因斯坦的人发现了相对论，相对论在他之前、在他当时和在他之后也都是一直存在的。 同样的，苦是如何升起、如何灭除的这个法则，也是一直都存在的。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组合在一起，就变成水。这是自然的法则，这并不是印度教的法则，佛教的法则，也不是基督教的法则，而是法则，是自然，是自然的法则，全宇宙普遍的自然法则。在某些星球，如果没有二氢一氧的化合物。 就不可能有水存在。同样的，只要有无名存在，就有痛苦。无名是指我们不知道内在深处的实相，我们不知道这是苦，不知道苦是如何升起的，不知道要如何去止息苦。如果我们无法在真实的经验的层次上去了解这些实相，那么不管哪里有无名存在，哪里就必然有痛苦。 由于无名的存在，贪、嗔、痴的习性反应就会不断的进行，痛苦必然存在，这就是法则，而不是印度教的法则、佛教的法则，或是基督教的法则，就只是法则。只要没有无名阿维加存在，我们完全的具足实时色质无常三半加呢，去觉知事物的实相，而没有任何习性反应，我们就能解脱痛苦，这就是自然法则。整个来说，我们就是要去了解这个真理。 了解这个普遍的自然法则，然后运用它去达到自己的解脱。如果我们不能在实际的层面上去体验这个法则，我们就不能解脱痛苦，达到解脱。在知识的层面上，是的，它可以给我们启示，并且引导我们。如果我们连知识的层面上都不去了解的话，我们还是会很无知，会很执着。我们哲学上的信仰，这个信仰，那个信仰，这个传统和那个传统。 我们甚至都不想去了解它。例如，有人可以不停的说“地球是平的”，我无法相信地球是圆的，它是平的，它是平的。这个人可以一辈子不停的谈论地球是平的这回事，但地球也不会为了他而变成平的，它还是圆的，圆的。有人可能会说没有万有引力这回事，但是这个事实也不会为他改变的。 同样的，人们有不同的见解，因为这种哲学、那种哲学、这种信仰或那种信仰，使得他们甚至在知识的层面上都不想去了解实相。那么，他们如何去探究实相呢？他们如何在经验的层次上去体验实相呢？这就是为什么在这里佛陀说唯一的道路：a a y n o m a g o 真理存在着，法则存在着。它的存在并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它，也不是因为佛陀这样说。 它一直都存在着，这就是法则。我们要在经验的层面上去探究这个真理，这个法则。例如，有人发现这是火，如果我把手放在火上，就会烧伤，而我不想被烧伤。自然的法则是，只要有火在，如果我把手或身体的其他部位移到火上，就会被烧伤，会很不舒服。如果我不想被烧伤，我最好把手移开，离火远一点。 法则正是如此，从生到死，身上的感受一直存在着，一直不断的生灭、生灭变化着，一下子苦受，一下子乐受，一下子不苦不乐受，不停的改变着。如果我们继续无知的盲目反应，以习性反应起贪起嗔，痛苦就会继续存在。你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因为这就是法则。然而，如果你停止对它盲目反应， 你只是观察它的生灭变化，你就开始改变旧有的习性，而逐渐脱离痛苦了。这也是一个法则，就像把水浇在火上一样。原本火一直在那儿，贪之火、嗔之火，而你修行去熄灭你的贪嗔之火，你就解脱了。这就是为什么叫做唯一的道路。哎，伽耶诺玛 o 这是全人类唯一的法则，全人类唯一的真理。 自然是全人类的，我们必须去了解自然，按照自然的法则去生活。你们来参加思念住的课程，来直接了解佛陀所说的话，并不是第一次上了思念住的课程就可以了解每一件事情。就像我所说过的，当你达到解脱的最终目标时，这里的每个字。 都会变得很明确，即使在你修持的过程当中，它也会变得越来越明确。你们问了许多问题，当我面对这些问题时，不免会心一笑。问问题很好，毕竟人是理性的动物，我们做任何事都要经过理性的思考，因此问问题很好，我们应该问问题。 但是对于那些走过修行这条路的过来人而言，这些问题看起来就像是孩童的问题一样。当老师告诉那些发问问题的学生，要他们进一步的修行，他们实际修行之后，发现这些问题都自然的迎刃而解了。而这些来自你实修经验的解答，也才正是真正的答案。 老师会设法来回答你们一些问题，但这些回答并不一定会令你满意。你的理性会说：“哦，不不，不是如此。”你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争辩。即使现在你能满意这个回答，谁又知道过一段时间，也许几天之后，你又想到其他什么事情，又开始怀疑的，而又否认掉所有的解答。 因此，仅仅在知识层面上得到的解答只是暂时性的。所以，你所发问的任何问题，要在你自己的经验当中去寻求答案，才会是真正的解答。而你亲自体验的答案，才会是真正不会再起疑惑的。你怎么可能会去怀疑你所经历过的经验呢？我以经验知道，这是我的眼睛，这是我的眼睛，我怎么可能会怀疑呢？这是我的围巾。 这是我的围巾，怎么可能会有任何怀疑呢？但如果我只是想象，因为某人说过这是眼镜，眼镜是如此，是像这样的东西，我只是因为某人曾经如此说过而接受它，但我从来没见过，没有亲自见过的经验，那么就会升起各种不同的疑惑。但是关于法，如果你体验了，并且不断的体验。 那么，即使是同样的开始，同样的话，每一次课程你都会有新的体验。嗯，现在我了解更多了。哦，法就是如此。而即使你听了一百次，你还是会有新的体验。哦，法就是如此，因为你的体验越来越深刻，你的了解也变得越来越清楚、越来越明确了。而在你自己经验中。 所得到的了解才是真正的了解，这将引导你达到不再有任何疑惑、迷惑的境界。在还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之前，问些问题也无妨。我手边有不少问题，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全部回答完，试试看吧。我们看这个问题，在课程中你曾经提到要去觉察升起的心态。 如果你觉察到某些比较显著的心态，像嗔恨或幻想等等，接着该如何去处理这些状况呢？可不可以举例说明？问得好。当嗔心升起的，你只是继续的觉察着它。这样说也许不容易了解。所谓觉察嗔心的方式，并不是要你在心中不断的复诵嗔心、嗔心、嗔心，这种不断复诵的方式。 有助于你集中心念，同时也能够有某种程度的帮助，帮助你了解到：哦，现在我升起嗔心了，但是却遗漏了智慧，遗漏了时时彻知无常。三不怎样？你不用在心中复诵，你只要接受。我现在心升起的嗔恨。 只要知道现在我的心是一念嗔恨心，这样就好了。而接着你所要做的是开始观察感受。这个时候你在身上所体验到的任何感受，都和你内心所起的每个念头息息相关。嗔心和你身上的感受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不管你在任何地点。 当嗔心升起时，并不需要从头移到脚，全身上下去观察身体每一个部分的感受。你只要去观察身上最显著的感受，并且了知它的生灭生灭，时时彻知无常。三巴加诺，心中升起了嗔心，身体就会有感受产生，你就看着它是生灭生灭的现象。同样的。 其他感觉升起时，例如恐惧、激动的情绪，以自我为中心等等，任何负面的心态升起时，都会伴随着某些身体上的感受。你就只是去接受念头的实相，并继续观察身体感受的生灭生灭。唯有这样，才是时时彻置无常三不加呢。次原子粒子嘎拉巴从何升起而灭向何处呢？ 有不可能从无而生吧？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必须知道它最初是如何升起的？那么这又开始落入了仅仅是想象推测的哲学领域了。这对我们并不会有任何帮助的。一切的现象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呢？次原子粒子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宇宙是从哪里开始升起的？它是怎么开始的？ 它是怎么被创造出来的？最初的物质是如何产生的？这些物质从哪里来的？接着问题又来了：谁创造了这些物质？创造者是从哪里开始着手的呢？谁创造了这个创造者？谁又创造了这个创造者的创造者呢？所有的哲学就是这样开始的。其实，最主要的事情。 是要去观察每一分每一秒，这些创造的现象都不断的在进行着。此时此刻，事事物物都不断的在进行创造，四原子粒子不断的进行创造，生灭生灭。而由于我对这个生灭生灭的无知，导致贪嗔的习性反应，而造成自己的痛苦。这对我来说比较重要。如何解除个人的痛苦，比起单单去思维它是如何升起的？ 从哪里升起的？等等的问题来的重要。佛陀说，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问题。当一个人成就阿罗汉果之后，对所有的问题都会清楚明了。但对于刚踏上修行之路的凡夫而言，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无关重要的。那些和你的痛苦不相干的问题。 和造成你痛苦的原因不相干的问题，和灭除你的痛苦不相干的问题，和灭除你的痛苦的方法不相干的问题，都是毫无意义的。人的生命非常宝贵而短暂，然而要在你自己内心深处去改变旧有的习性而达到究竟解脱，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你顶多是可以活到一百岁到一百二十岁。 但对于你要完成如此艰巨的工作来说，仍然是很短暂的。所以不要把时间浪费在钻研这些哲学问题上，这样做对我们并没有帮助。暂时将它们放在一边，认真的修行，以后你所体验的实相会解答你所有的问题。无名是如何开始的呢？如果只存在着实相、慈悲、智慧和正见。 就应该不会有无名共同存在吧？是的，如果这样，无名就不会共同存在。但是，如果你开始注意到此刻有无名存在着，那么你最好就把无名去除，让此刻的心念得到净化。这个时候，比你去追溯无名的起源更为重要。探讨无名的起源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变成一种哲学，并没有帮助。谁是雷迪大师的老师呢？ 历史上并没有记录下来，但雷迪大师说他在缅甸的曼德勒从某位出家众那里学到了这个方法。我们并不知道所有传承者的名字，但在雷迪大师之前，这个方法早就存在了。佛陀曾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在缅甸教化过吗？并没有证据证明此事。 佛陀只在北印度恒河和耶摩纳河流域教化。一个众生如果还带有仍然会出生的业，他有没有机会由他自己选择出生的环境呢？或者就完全由过去所造的业来决定呢？是的，没错，就是由过去的业来决定。不管你过去曾经造过什么业，比如说造了堕落恶道的业。 在临终时，这其中粗猛的恶业就会现起。当这个旧业在心中起现行时，这是最后一个心念。这个心念所产生出来的振动频率，就会与某一界的频率相应，而使人出生于这个界。不过，一个人可以借由修内观而摆脱这些旧业的束缚。虽然在临终时，那些会令人堕落恶道的恶业仍然存在，但由于修内观。 这个内观的震动念力会是相当的强烈，而在临终时现起，接着和一个能继续修行内观的生命相应。这种最后的震动念力不会让你出生在一个无法修行内观的生命，而这就是自然的法则，随着你自己所产生最后一念的震动频率而与某一个界的频率相应。 因此，以这样来说，你可以说你能由自己选择；不过，你只是能够选择不出生恶道，仅止于此。而以另一个角度来说，如果你不修持内观的话，你是别无选择的。某些业会现起，而将你牵引到更深的痛苦当中。如果达到涅槃的结果是身体的死亡。 而不再出生，那么为什么要为了死亡而修行呢？如果你达到涅槃，这个疑惑自然会迎刃而解。涅槃不是断灭，死亡的艺术是一种美好的艺术，你正在学习一种死亡的艺术，而这也会同时教导你生活的艺术。内观会教导你生活的艺术，你可以达到所谓死亡的这种境界。 即使是这辈子，如果你体验了涅槃的境界，这时候六根是不起作用的，它只是一种像死亡的状态，但是你内心却是完全清醒的境界。而这种涅槃的体验，也只有在你知道如何正确的生活之后，才可能经验到的。生活的艺术是去除习性反应的业障，是去除不净烦恼，而给予你完全健康的生命。 因此，生活的艺术和死亡的艺术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不要因此而恐惧。成为一个解脱的人之后，如果他不再出生，那么他要住在哪里呢？这些问题早已经有弟子们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佛陀发问过。阿罗汉死后会怎么样呢？告诉我们吧。 如果我们不知道成为阿罗汉以及阿罗汉死后会怎么样的话，成为阿罗汉又有什么用呢？阿罗汉死后的情形，已经在这辈子就由他自己经历过了。因为他在生前经历了第四次涅槃，成就阿罗汉果实，当时他就经历了死后入灭的情况，因此他知道，哦，这是就近的涅槃，而死后也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这种经验是无法解释的，没有人能解释这种经验，因为这是一种超越身心、超越整个感官范畴的经验，你无法用感官去表达超越感官的经验。一个原本只知道三度空间现象的人，突然经历了四度空间的现象，他如何能够向人解释四度空间是什么呢？而其他的人又怎么可能了解四度空间呢？同样的。 涅槃的体验是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的，这的确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你可以经由修持内观而经验它，就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你会体验涅槃的境界，然后你就会完全确信死后的状况如何，和成就阿罗汉之后是怎么样的状况的。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只是一个错觉。 那么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怎么会不断的轮回呢？ <laughs> 没有一个实在的事物在不断的轮回，只是身心之流不断的相续着。